第一个从跃迁点里出来的人，是个永载史册的大英雄。从那以后，人类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大航海时代。而跃迁王被称为人类宇宙文明的脐带。那时，大概没有人会想到，两个纪元之后的今天，我们要亲手割断这根脐带。 安将军，按我们商量的计划，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很好，诱饵已布，现在就等鱼儿上钩了。林敬恒如果不出现怎么办？不会的，那个第八星系的总长看起来没什么分量，你怎么知道林敬恒会为了他冒险？因为。 那你应该知道，他可没那么容易对付。当然，不过，你懂“双拳难敌四手”这个道理吧？更何况，我们有成千上万只手。王秘书长，我不管你有多少只手，我再强调一遍，不能波及第七星系。安将军，放心，死一个人。 换来皆大欢喜，这样才能让该死的人都死得像个英雄，也让活着的人享受福祉。你说对吧？啊？ <laughs> 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。 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十四期。好了，剪彩仪式就按你们说的办。我带财政部和规划部的负责人，再加一部分工程师过去。嗯，我给你们配一支护卫队。如果那个安克鲁林场翻脸，你们穿过空间场， 可以直接进入星舰。星舰里装载了刚出炉的初级机甲，仅供一人乘坐，体量很小，这样刚好可以骗过七星系的星舰安检。我设计好了跃迁程序，脱离行星引力后，机甲会自动启动，直接跳到七八星系边境。我会带着人和导弹在边境等。嗯，未免有些小题大做了吧，总长，你只负责小题，就不用操心大做的事情了。好吧，陆兄。 月千点，按你说的开始执行。嗯，都已经安排好了。第七星系看起来有志气的多。七星系是个特殊的地方，尤其是边境地区，处于文明和野蛮的过渡地带。 战争开始的时候，安将军第一时间接管了七星系的军事储备，可能是用了一些手段，但是怎么说呢？那种时候是由不得一点犹豫和妥协的，反应不够快，海盗的炮火可不等人呢。嗯，我听说了，第七星系似乎比别的地方太平一点，动乱之下，妥协退让都是争取和平所不可避免的手段，这时候。 我顾不上什么主义，活下去才是唯一目的。啊，能把窗户打开一下吗？开窗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谢谢大家热情款待。大家注意安全，不要拥挤。组长，第八星系现在怎么样了？组长，第八星系现在很好，相信结盟之后。 我们都会越来越好的。假如一个人的厚颜无耻左右逢源，能换来一个星系的相对太平，但凡是有机会，我也愿意。您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你们怎么雇这么多人来？这排场得花不少钱吧？哈，没有，我们雇来鼓掌的那帮都在仪式现场排队呢，这些都是免费自己来的。 大家都非常期待这次剪彩仪式。嗯，对民众来说，和平比什么都重要啊。而且他们大都是八星系来的移民，所以看见您觉得亲切吧？这些移民到第七星系来，其实一直过得挺苦的，融入不了社会，但退回去又不甘心。啊，嗯，不是，您别误会啊，我可不是说八星系不好。 <laughs> 没事。不过现在好了，反正伊甸园也没了。 七八星系一结盟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他们大概也终于找到归属感了吧？嗯，真该让那位冷冰冰的上将也来看一看呐。将军，八星系总长快到了。你看天空。呃，将军，我什么也没看到。 <laughs> 信不信？ 现在林敬恒就架着导弹在天上瞄着咱们呢。赶上这么个兵荒马乱的时候，白银十位又都不在身边，你机关算尽，能多算出几架机甲来？总长带过去的工程师怎么还没侵入第七星系的远程通讯系统？这也太慢了！ 要是我去，只要靠近大气层，我就能蹭进第七星系的内部通讯。不行，我得去指挥所找台超级电脑远程指挥。哇，战卢，你连入了指挥中心的系统？是的，陆校长，我为您服务。愿意的话，您可以在家办公。哎，你不是跟林去了边境吗？将军把我接入了家里的电子管家，相当于我在这栋房子里产生了一份备份。当然。 只有系统没有实体，因为我而产生的电费，也请您不要嫌弃。 <laughs> 怎么可能会嫌弃你？当年在北京贝塔星上，我跟林借你吃了他多少个滚？ <laughs> 哎，对了，我能通过你给林带话吗？当然，但是让我转达之前，请事先确认二位没有吵架，否则我会被将军禁言。哎，这回没吵。带句什么呢？嗯。 有了。报告将军，总长已与安克鲁会面。收到。最后排查一遍所有跃迁点附近是否有生命反应，准备行动，注意安全。是。先生，陆校长让我带一个吻给你，请问我是口头转达，还是变回人形转个实体给你？闭嘴。外围第一圈跃迁点检查完毕，爆破准备完毕。 各地防护罩开启完毕，全体公民个人终端警报发送完毕，开始爆破。是。此次七八星系结盟是人类星际历史的重要时刻，塞班星也因此改名叫和平星。我希望。 什么情况？大家不要紧张，这是第八星系在清理通往域外的非法航道。不要担心，除了大约两小时的信号干扰以外，不会有任何影响。没什么，安将军，近期海盗在七八星系活动格外猖獗，我们是为了防止海盗从域外方向混进来。 <laughs> 是吗？林将军真是未雨绸缪啊。 我们八星系缺兵少将，军备没有您这边财大气粗，只能尽可能的把战线缩得短一些。不好意思，应该是第二批跃迁点已发。我要去指挥中心确认一下是否有七星系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哼，安将军，早不战晚不战，非得挑这个时候。 林敬恒，这是在嘲讽我。将军，那边的人说他们有办法，让我们按计划走，不必担心。他们能有什么办法？林敬恒阻断了域外方向的通道，要进攻只能从七星系这边进去。我不能允许他们在我的地盘上跟林敬恒硬碰硬。举手之劳我可以帮，但是波及到第七星系那不行。将军，您的意思是？通知各行星基地撑起防护罩，做好应对准备，封锁行星附近航道。 混进来的那些人都盯紧了，有什么异常行为就给我做掉。是，还有第八星系那些人，包括他们的护卫队，也严加监管，必要的时候，直接炸毁他们的星舰。啊，那将军，我们到底帮谁啊？看形势会不会？ <laughs> 你这个蠢蛋！谁？是谁？谁动手啊？我还没传达您的命令啊！ 那的林景恒，将军应该不是林景恒。他们星系的总长和政府要员还在这儿，我们用来当诱饵的物资也还没运走。这么做对他没好处啊！操他妈的王艾伦，我们才是诱饵！通往域外的跃迁点已经清理完毕，只剩下一条地下航道，我们正在进行双层加密。先生。 远程扫描到七星系各大航道里，突然涌现大量武装。大量武装？哼，看来安克鲁叛变的比我想象的还彻底。让总长他们立刻撤出，我们去接他一场。列队，先生，我们准备非法跨越第七星系边境吗？我们不是非法跨越，我们是非法打过去。我倒要看看安克鲁有几层脸皮，敢在陆信的石像下面现眼。 总长，空间场预热完毕，请跟我撤离。啊！机外导弹穿过反导机，机外导弹穿过反导机。安将军，你是疯了吗？这他妈又不是我炸的，这是我的人，我的兵，我的星球，我有病吗？卫兵，让附近的人先上机甲车，快！是。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哼！别跟我较劲，你们的技术压得过反污会的跃前干扰，你们根本走不掉。赶紧给我上机甲。 通过反导系统，几分钟后就到达了。启动空间场，走。 <coughs> 这是哪儿？机甲收发站。塞班星正好公转到与星际航道交汇，肯定会变成炮灰。东半球给你们二十分钟撤离，西半球暂时备用，宽限到一个小时。广播出去，多广播几遍。是，民用信号现在不稳。 骚恩的林静恒，这个时候干扰我的信号，这这二十分钟怎么够用啊？居民家里都配了空间场，空间场统一设定了最近站台的坐标，傻瓜式操作，那就好，全都能撤走吗？别他妈扯淡了，来不及撤的怎么办？自己进地下防空洞，防空洞，地下防空洞有用吗？有个卵用，你家在地下挖个坑能挡得住宇宙核岛吗？撤，赶紧撤！ 愿意打，让林敬恒去打，我们撤。一军团突围，非武装运载舰艇先走，其他人断后，跟着我。是。通知航道附近其他行星空间站人员迅速撤离。是。组长，带着你的人上星舰。第八星系进入紧急状态，图兰，我交给你了，你做好准备。如果我们这边有任何问题，你随时断开七八星系间的联系，不用管我。 如有需要，我们会找合适的时机，绕到域外方向的秘密通道回航。没问题，放心吧，不会管你的。先生，海盗数量多到难以估计，准备的挺充分。告诉总长，他们可以从大气层里出来了，接到人我们就撤。是。将军，总长回话，安克鲁并非罪魁祸首。现在第七星系中央军正在掩护居民撤离，他不能和老百姓们抢非武装航道。废什么话！再不走来不及了，让那几个老东西快点。将军。 七星系运输平民的星舰受到海盗猛烈攻击，是否提供帮助？先生，来自第七星系的通讯请求，接。总长，是我，安克鲁。塞班星和附近卫星城里大约有两个多亿平民。林将军，没有你的默许，这么大规模的海盗是怎么出现在这里，而毫无预警的？你自己居心不良，引狼入室，关我什么事？活该！你，我给你三分钟，把我的人交出来。 否则，你的卫星城等不到海盗来炸。林敬恒，你是白银要塞的总指挥官，联盟第一上将。你走进乌兰学院那天，没有宣过誓吗？你没有亲口说过。你们砍掉了联盟第一上将的爪牙，现在他那一点命卖给第八星系都不够用，干不了狗揽三滩省事你的良心呢？有人，负责开炮。滚。 将军兵力有限，纵使他再神通广大，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对抗铺天盖地的海盗。他也要为第八星系的民众负责。希望安将军能别废话了，走吧，给他们一下机甲。是，我们走。 你八星星不是同盟吗？为什么不管我们了？让该死的人都死的像个英雄！集中塞班星的所有武装，准备突围！先生，安克鲁的指挥舰被反乌龟击毁。 第七星系中央军还在继续战斗。总长乘坐机甲从安克鲁的指挥舰上分离了。嗯，准备捕捞。先生，成功捕捞目标机甲，已完成对接。压力正常，目标生命体征正常，医疗舱待命。全体，瞄准敌军侧翼，全速，单边队形，切换导弹。R A 六幺零，突围！脱离对方干扰区后，准备紧急跃迁回第八星系。 先生，反无会的舰队阵型被扯散，七星系的民用舰艇大部分都趁机脱逃了。嗯，您这算变相的帮助他们吗？撤。哇，陆校长，我们接通了！工程部门已经成功介入第七星系军用远程网络。都打成这样了，这小完蛋货！ 居然带着工程部这帮大宝贝们挖人家的后院，听不到炮火吗？挖的这么心无旁骛、勤勤恳恳的，是不是非得把人家埋的咸菜缸都扒拉出来？哇哦！工程部门已经成功介入第七星系军用远程网络，这是一个相当完备的远程通讯网，基本功能堪比战前。唉，看来除了我们以外。 其他星系都不闭塞吗？嗯，安克鲁用了双层结构，一层用来联系联盟中央与联盟的各地驻军，还有一层网络要小得多，用来联系。哎，这些人是谁啊？是安将军的老战友。哦。叶里夫遇刺前个人终端被干扰，监控没有拍到任何东西。 怎么听起来这么像早期我们研究过的芯片鸦片？对了，林上次说他想知道陆信将军真正的死因。告密人密会管委会秘书长告发陆信收养林是为了劳拉格登的禁果，禁果是恐怖分子的保护伞。加密，先别让他知道，恐怕来不及了，陆校长，我的本体在机甲盒中。 文件和数据都会第一时间同步到先生的机甲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光委会不惜血本也要你的命？为什么你一言不发的赴死，不透露一个字？为什么你还用战炉维护禁火的运行？为什么这里的反物会铺天盖地，疯了一样要置我于死地？ 就因为禁果吗？禁果名单上的人在天使城要塞里担惊受怕，就是怕我知道他们肮脏的秘密吗？你在名单上看见了谁？你走的时候对联盟失望了吗？你心里最后还认同自由宣言吗？将军，对方发现我们入侵他们远程网络了。不管他们。 将军，七星系中央军在远程网络中求救。先生，第七星系驻航道方向，大批海盗正在涌过来。将军，八星系防卫指挥中心，图兰卫队长发来询问，相关准备爆破的跃迁点已经确认完毕，随时能启动。问您还有多久？将军，七星系各驻军地都传来警报，反乌会正在大举进攻整个第七星系。接收通讯请求。是。林将军，第七星系中央军代理指挥官，代表中央军全体，请求您打开七八星系之间的航道，接收民众。 抱歉，我也要为第八星系的安全负责，爱莫能助。林将军，我们挡住海盗，不需要第八星系援兵，只求您别关上门，也别朝他们开炮。我们不会攻击平民，保护通行证。好，第七星系全体中央军集结，先生。 七星系中央军正在用自杀式袭击与反乌龟战斗，他们只是要用自己的尸体为明雾剑开路。将军，七星系的新舰群打出了平民保护通行证，他们正驶向八星系跃迁点。将军，放他们过去。 巨星系中央军仿佛被蟒蛇一口咬住脖子的狼，獠牙已经刺入了最致命的地方，而他仍在抵死挣扎。再没有比这更惊心动魄的大迁徙。那生命的通道时断时续，摇摇欲坠。每一次打开足以让一部分星舰通过的通道，都伴随着中央军的一批冲锋，一批死亡。 仇恨酝酿多年的阴谋，把自己变成一个死而复生的幽灵。我沉入了沼泽，我沉入了深渊，我埋下腐烂的根系，刺穿虚伪的瘟。世界上每一个命运的转折，都伴随冥冥中一点的运气。我抬头望是头顶黑色的星空。 换自由，将这世界都要封闭。不停地旋转，脚步踏在逼近。咱还在漂泊，找不到的轨迹。人世的悲欢是灵魂的练习。追寻的星星，哪怕会被烧成灰烬。也是冒险，何必觉得累？狂风在咆哮，信仰又何为？朋友就跟我走，脱下你的镣铐。宇宙的碰撞，是自首为祷告。这就是人生带给你的痛，欢迎进入重生，吹不灭的风。光芒却荒凉，是古老的星空。 悔恨的汪遥不可及的黑洞。古老战歌，点燃最后的花火，信仰不灭，灰烬重生。 人生是冒险，何必觉得累？狂风在咆哮，信仰有何畏？朋友就跟我走，脱下你的镣铐。宇宙的碰撞，生死所未祷告。这就是人生带给你的痛，灰烬做重生，吹不灭的风。光芒却荒凉，是古老的星空，悔恨的汪洋，不可及的黑洞。 是冒险，何必觉得累？狂风在咆哮，信仰又何稳。朋友就跟我走，脱下你的镣铐。宇宙的碰撞，生死守谓祷告。这就是人生带给你的痛，灰烬中重生，吹不灭的风。光芒却荒凉，是古老的星空，悔恨的汪洋，不可及的黑洞。